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回到比赛现场，星星对玄奇，决定两队谁能出现在淘汰赛的决定一战即将开始。现在屏幕上出现的是星星选手的出场名单。看到这份名单，我想关注星星战队的观众朋友肯定已经发现到什么了吧？电视转播这边在广告休息切回比赛现场后，转播解说立即就滔滔不绝的说起来。没错。 星星战队的团队阵容中居然没有治疗，这可是一个极其大胆的布阵啊！敢在这样的一场生死大战中使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星星的魄力。这样的安排，我想肯定会出乎玄奇的意料。希望他们的计划不要因此被打乱吧。解说不好偏袒任何一方，所以在赞叹完星星后，又给玄奇一点祝福来找平衡。只可惜这一次解说是一语中的，玄奇战队。 真的因为星星这出人意料的战术布置乱了套了。五秒倒计时后，比赛开始。场边的张一伟已经有些不敢去看比赛画面了。星星出人意料的选手安排完全打乱了他的部署。如此一来，这场团队赛他这教练的价值已经没有什么直接的体现了，一切都要靠场上的选手自己去解决。 而缺了他这教练的指示，对于玄奇战队而言，无异于失去了主心骨。比赛开始，星星战队首发五人已经如狼似虎的朝玄奇这边冲来了，玄奇的几位却还一动未动，在他们的团队频道中商量着该如何应对。没有安文逸的小手冰凉，也没有包子入侵，眼前的星星五人有谁会是破绽呢？ 叶修、孙哲平、魏琛，这种大神级别，就算是昔日的，对于他们而言也是高山仰止一般的人物。乔一帆，微草冠军队出身，虽然好像没在微草取得什么成就，但单就能被微草吸纳入队，这一点就显得比他们金贵。他们这些混迹于玄奇的，实在就是职业圈的最底层。 被微草这级别的战队看中，那是梦中才敢想的事儿。除了这四位，场上似乎就只剩一个唐柔了。超级好看美貌的姑娘，在场下的时候，玄奇选手其实没少多瞧几眼。但是现在，事关战队生死，对美女的各种心态都得放一放了。唐柔虽然也是一个不好惹的主，但是比起那四位， 貌似属他最没来头了吧？柿子要捏就得捡软的，唐柔顿时被玄奇几人商量成了他们的首要打击目标。再然后，玄奇的选手终于也展开了阵型，在确定了目标以后，他们平时训练的种种也就不难施展出来了。场边的张一伟看到他们家的选手开始有所行动了。 每个角色都是那么有条不紊，看来已经有了明确的意图。他们准备怎么做？张艺伟此时心中已经无法平静，他焦急的站起了身，盯着比赛画面。双方的选手发生了第一次接触，星星战队这边成 X 站位，孙哲平的再睡一下和唐柔的韩嫣柔顶在前。 魏琛的迎风布阵和乔一帆的一寸灰拖在后，叶修的君莫笑居中，是一个很普通，并不出人意料的阵型。玄奇这边却是在看准了星星的来势和阵型后，飞快做出了走位的调整，将他们的打击点着重朝韩烟柔这一点偏移。跟着队长唐星就在团队频道中飞快下出指示：天雷电火。 英勇跳跃，切开联系。捉云手抓人。玄奇首发五人组：神枪手、元素法师、骑士、气功师、守护天使。两个远距离攻击职业，一个中距离近战是防守能力突出的骑士，治疗也是守强于攻的守护天使。弱队的谨小慎微，在他们的职业配置上算是淋漓尽致了。 这个职业配置几乎不具备贴身打硬仗的能力，显然是因为玄奇战队是从来不敢和其他战队打对攻的，他们必须采用合理的手段才能赚取胜利。眼下，在队长布置完毕后，玄奇五人直朝星星冲去，攻势由他们率先发动。太着急了！场边的张一伟急得直跺脚。 这对是他一手带出来的，此时一看五人这架势，他就已经读出他们的意图。可是，如此强攻出手，实在不是他们玄奇战队所擅长的，更何况他们的职业配备也并不具备打这样正面突袭的能力。不得不说，玄奇战队的选手实力本就有限，在战术方面又因为有了张一伟这教练的存在，选手习惯了听命行事。 这方面的能力越发的单薄了。此时的安排，思考问题明显有所欠缺。这么粗糙的战术安排，能收拾得了星星人这一阵可是有叶修在场上，四大战术大师中资历最长者，多少荣耀战术根本就是他一手发明的。就是张一伟自己都不敢说玩战术，他能比叶修玩得更溜。 现在让这些已经习惯依赖他做战术安排的玄奇选手们去和叶修斗战术，张一伟的心情再一次灰暗沉重起来。可玄奇的选手完全体会不到他们教练此时的心情，攻势已经发动，元素法师做出了天雷地火的吟唱，骑士一个英勇跳跃，直切韩烟柔和君莫笑之中的中线。 想从这里将韩烟柔从对方阵中撕扯出来，砰！一声枪响，玄奇元素法师的意料被完全察觉。君莫笑甩枪一击，逼得他不得不放弃了天雷电火的吟唱。英勇跳跃的骑士此时已经英勇的冲向地面，结果落到半空的时候，突然就被悬挂住了。韩烟柔的战矛高高的举起，将他捅了个正着。 直接就这么亮天了。不过也就是这么一瞬间的视觉印象。元武棍这技能没有摆造型的效果，扎完人就甩，一点不耽搁。结果这时玄奇气功师的捉云手却已经发动成功。韩嫣柔扎骑士去了，没理会这边，其他人也没上来掩护。这一抓倒是抓了个正着，韩嫣柔呼一下就被扯过去了。 连动他那战矛上挂着的骑士，以及元武棍剩余的那道弧线，都被气功师一起扯了过去，然后他就被元武棍甩下来的骑士给砸趴下了。现场一片笑声，这场面多少有些滑稽呀！气功师的捉云手这样看来，简直就是自作自受。而这第一次接触玄奇就已经翻了两个人。 开场可谓极其不顺利。唐柔的韩延柔倒是生猛，被捉云手一下子扯进敌区，非但不慌张，反倒顺势就展开了攻击。两个趴地上的家伙还没来得及起来呢，神枪手和守护天使两个人却被他手中战矛逼得步步后退。刚刚还是想把韩延柔捉过来先行击杀，结果人捉来了，却是逼得他们不知所措。 玄奇这一波攻势发动的好不尴尬。汤星的神枪手接连退开五步，正是他最熟悉的距离。跟着就要施展他最擅长的枪体术时，咒术六星光牢的光翼忽然就从地上飞起。汤星一惊，连忙操作角色闪让。迎风布阵的六星光牢，他闪开了。君莫笑的反坦克炮却已经轰了过来。 唐兴连忙再想闪，韩烟柔已经走完几步，跨到他身边了。他们重点照顾捉来的韩烟柔，非但没能被他们分散击破，反倒成了一把扎中他们阵中的尖刀一般，让他们难受。唐兴这时也是深感自己的战术布置有点渣了，对方顺势发挥了一下，结果就成了对方的有利形势。 被内外夹击的汤星神枪手退无可退，好在队员来助，爬起来的骑士冲过来就是一记钝击，韩嫣柔不得不闪。气功师这边挥拳就是一个念气波推了过来，结果就见一道人影从天而降，再睡一下一个崩山击落下，身子挡了这记念气波的功夫，这一剑已朝那骑士猛劈了下去。骑士举盾相迎，闷声大作。 同时也宣布着，星星战队又一狠绝已经杀尽。孙哲平的经验远比唐柔要丰富，他比唐柔更清楚此时怎么做会让玄奇的人更为难受。先一剑被盾挡了，他也不理会，接着又是一剑一剑往骑士那盾上猛砸，砸的骑士步步后退。 盾牌本是可以抵消掉相当大的，像是击退这种效果的，奈何他抵不掉孙哲平狂攻起来的这股子猛劲儿。娴熟的技能变化和衔接所造就的冲击力，硬生生的就把这盾牌可以扛下的冲击给冲破了。拿着盾的骑士也不住的倒退，被再睡一下拦在身后的韩嫣柔，顿时又有出手的线路。 一个豪龙破军冲出，就把那气功师给撞得远远飞了出去。唐柔也不让韩嫣柔去追，转身就和孙哲平一起折腾那骑士。那骑士盾挡着孙哲平的攻击，根本无法抽开。韩嫣柔这边的攻击顿时只能干瞪眼儿，只能期待其他队友的支援。可是转头一看，他们的元素法师在君莫笑连续的射击下。 像只在跳舞的兔子，他们的队长神枪手面对迎风布阵的远距离骚扰，一时间也抽不开身。术士这职业打一下不只是伤害那么简单，好多技能都是控制系的。至于他们的气功师，刚刚被韩念柔一个豪龙破军撞飞，还在那儿呢。他们的守护天使呢？哦，天使还在。 而且再睡一下，和韩嫣柔拖着他正往守护天使那儿凑呢，这是想把他和守护天使一起干掉啊！